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三十九集。林显红仿佛完全没有发现两个女人的争锋，他大步走入正屋。林显红来了，再像刚才那样坐在侧间榻上就不妥了。 苏一芳跟着林显红坐到了正堂主位，白灵鸾站在林显红身侧，林重玉和林清霄一左一右坐在下手。洛寒和素隐月不约而同各自挨着各自的靠山坐。先是鱼贯上前换茶，他们衣袂飘飘，行动无声。等放好了新茶后，又悄无声息退下。林显红大马金刀地坐着。 他喝了一口茶，就放下茶杯，直入主题：“我今日叫你们来，是有一桩事要说。”不需林显红开口，在座众人也猜到是什么事儿了。果然，林显红顿了顿，随后就说道：“今日天宫发来召集令，命各族挑选修为在初阶天仙上下的精锐，齐赴希尔米海镇压吞元兽。” 吞元兽，又从封印中跑了出来，一路肆意吞噬，把迷海各地搅得乌烟瘴气。林显红说完后，低头喝茶，其他人看着林显红，并没有急着插话，因为他们都知道不止如此。不出所料，林显红润了口后，不紧不慢的放下茶盏，忽然抛出一记重锤。 他若只是吃了普通天才地宝，便也罢了。可偏偏他吞了镇魔石。众人早就有所准备，可是听到林显红的话，素仪芳脸上还是露出明显的惊骇之色。镇魔石，素仪芳上一次听到镇魔石，还是在启蒙的历史书上，书上很简略的提了一句镇魔石。 镇魔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诸神的时代了。据说最开始诸神创世，将天地间的气分为两种：轻而轻的为灵气，随着天空上行；重而浊的为魔气，随着大地下沉。仙和魔就分别吸收这两种不同的气息，本没有高低上下之分，这只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体系而已。 后来天地分离，仙族随着神灵飞升，定居天上；而魔族、人类和飞禽走兽被留在地面。最开始没人觉得不对，那时候神在天地之间往来无阻，女娲更是大半的时间都停留在地面。然而随着时间过去，神的踪迹在世间绝迹了，唯有天界可以寻到神域的踪迹。 而女娲的宠儿人类却大肆繁衍，魔族的生存空间被挤占。这时候，他们猛地抬头，恍然发现，仙族仗着近水楼台先得月，霸占了许多资源。仙和魔最开始是平等的，后来因为神的偏心，差距越来越大，甚至隐隐有仙凌驾于魔的势头。魔族大怒，举兵攻打天界。上古时代结束。 长达一千万年的中古时代由此拉开序幕。中古时代就是一部战争史，仙魔断断续续打了一千万年，后来是神出面，在仙魔交界设立了屏障，还布下镇魔石，才勉强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战。镇魔石顾名思义是用来镇魔气的，魔脉其实和河流一样。 只不过河流奔腾在表面，而魔脉流淌在地下。只需要在地面上布一块镇魔石，这一带的地下魔脉都会被堵住，如河流一般改道。神在仙魔边界布下镇魔石，宛如一道大坝般，所有魔脉到了此处都会回流，魔气不会溢散到仙界。短时间内，魔界的魔气确实是旺盛了。 但是，凡是靠赌，绝对是走不远的。魔族人放浪自私，并不控制自己的欲望。高阶魔族大肆吞并魔脉，铺张浪费，魔界的魔气日益稀少。到如今，魔界的实力已经是公认的不如仙界了。此刻若再发起一场中古战役，全民皆战，不分老少一起上战场，魔族必然吃不消了。 仙界觉得魔族实力下滑是因为他们放纵欲望，还以此为反例告诫仙族幼苗务必克己复礼、潜心修炼、淡泊寡欲。相反，魔界却觉得他们如今魔气枯竭是因为仙族人做了手脚。他们一直怀疑，中古时代除了边界的镇魔石，仙族还从神手里拿到了其余镇魔石。 魔界魔气枯竭，就是因为魔族偷偷摸摸埋镇魔石，压住了魔脉。想也能知，一条河流动不动改道，必然会越来越细，最终消弭成涓涓细流。对于这种说法，仙界死活不认，天帝更是为此几次发诏，呵斥魔族造谣生非。两方为此不知道骂了多少年，结果今年，吞元兽。 这就在希尔米海挖了块镇魔石出来，还给吞了，就有点尴尬。屋内安静了好一会儿，洛寒仙魔石翻过几页，对镇魔石这段历史知道个大概。他有点好奇，主动打破寂静：“镇魔石为什么会出现在希尔米海？”这句话无疑是在场所有人的疑问。林显红端着茶的手停了许久，才长叹道。 暂时未能查明。林显红是真的不知道，现在天宫也拿不准，这块镇魔石到底是当初边界上的，因为地理变动才挪动到希尔米海，还是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出来的？天宫把吞元兽关在希尔米海，本来是流放，只要他不出来糟蹋仙界的洞天福地，希尔米海想啃就啃吧，谁能知道？ 他这次把镇魔石给吃了，没有镇魔石镇压，魔气一下子大盛，凶兽受到魔气激发，这才凶性大发。不光是各山奉命看守的凶兽，连天牢里的凶兽妖兽也忽然露出暴躁凶煞之态，这才引起了天宫的注意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仅靠天宫戍兵的力量已经不够了，事关天界稳定。 这次必须先借各族精英一起出动，才能解决危机。天地兴师动众发金色召集令，就是责令各家家主必须一定出全族精锐。林显红放下茶盏，腰背挺直，目光湛湛，疏忽露出庄严之色。镇魔石的重要性，想必无需我多说，你们都知晓轻重。 子事体大，这已不再是个人与个人、家族与家族的斗争，此乃关乎全仙界的大事。大义面前无私情，你们二人，谁愿意赴希尔米海，查明真相，恢复镇魔石，化解仙界危机？林显红的话结束后，屋内落针可闻。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紧张的看向两位主人公。两位公子虽然身世狗血，关系复杂，可是抛去所有外在的光环和成见，他们两人实力都很强，是这一辈龙族中的佼佼者。说来龙族也奇怪，他们冷血无情，放任族内倾轧，唯利益至上。如今天界都快成了他们的家天下，可是但凡出事儿。 必然是龙族大头，比如这次出征的人选在高阶灵仙到低阶天仙这个范畴。说是高阶灵仙，其实就是要实力强又年纪小的天仙。等级之间的压制是绝对的。别看高阶灵仙和低阶天仙挨着，但是天仙比灵仙高了一个大等级，前者实力完全是碾压后者的。 天宫虽然给各个大族都发了召集令，但是仙界众人心照不宣，出力的重头还是要落在龙族身上。天帝给龙族各位家主发送的召集令和发给其他仙族的大致相同，唯多了一条，那就是强制规定每个家族至少出多少人。修为在天仙，年纪小又实力强的人。 放在哪个家族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可以说是整个家族倾力培养的精锐乃至接班人。现在天宫一句话，就要各家族把自己的接班人派出去，说实话，有些不讲情理。然而，龙族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情理的地方，他们信奉实力至上，同样极为尊敬实力。 天帝是龙族至少上下三代里的第一强者，只要天帝发话，无论是什么，下面的龙族都是认的。就比如现在，林显宏明知道此去危险重重，但还是按照天帝的手谕，叫来中山最出众、最强大的两个后辈，也就是他的两个儿子，问他们：“你们谁愿意请战？” 室内陷入短暂的沉默，林崇玉似乎没料到竟然是这种事儿，他本能的停顿了。无论情怀和大义多么好听，但说到底，命只有一条。林崇玉自然得先考虑自己的安全。他刚刚晋升天仙，境界并未稳定，而且手也没有完全恢复。此刻应当是闭关静养、巩固修为为上，实在不宜有大动作。 林重玉心有迟疑，林青霄也一反常态的没有立刻应下。他想到什么，眉毛微微拧起，回头看向洛寒。他不放心洛寒。林青霄答应了这一千年寸步不离，确保洛寒安全无虞。若是林青霄离开，洛寒就要一个人留在中山。就算林青霄让师兄弟、父母、长老。 一起看顾他，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安全。天底下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是完全安全的。林显红预料到此事重大，他们恐怕不会立刻做决定。但是两个儿子都不应话，还是让林显红意外了。尤其是林清霄。林崇玉生性多疑谨慎，他会迟疑，早在林显红预料之中。 但是林青霄并非这种瞻前顾后的性子，林青霄为何会犹豫呢？林显红不由看向林青霄，他留意到林青霄正侧头望着另外一人，正是林青霄带回来的那个来路不明的女子。林显红内心中有些不悦，人皆自私，如果林青霄仅是不回应战令，林显红其实可以理解。 但是林青霄不说话，却回头看另一个女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